星期二晚上有多次的机会在你们中间分享上帝的话语，有谈过赞美敬拜的课题，有从约翰福音来看见主耶稣应许给我们那丰盛的生命，我们也从以弗所书来看见基督徒的生活与生命。那明年呢？ 我们继续的在星期二晚上来探讨《雅各书》这一本很奇妙、很宝贵的书。那今天早上呢，我打算跟你们分享一段的圣经《利未记》十三章、十四章。所以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我请你先打开《利未记》十三章、十四章。当然，两章的圣经，如果你要从头读到尾呢？ 啊，这两张圣经你大概需要十分钟，也不算太长。但是当你扫一扫，看一下标题，你一定会觉得很惊奇。这两张圣经讲什么呢？讲大麻风。那你说大麻风跟我什么关系啊？你知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多次的教导众人，他在教导的时候引用许多旧业的经文。 你知道主耶稣引用最多的是哪一本书吗？就是利未记。第二呢是生命记。而我看整本圣经哦，一般基督徒最陌生的就是利未记。利未记干嘛的？当你一读的话，你就闷死了。那特别当你读十三章、十四章的时候，你看到大麻风，哎，我们对这个病。 你认识吗？我看新加坡人对这个病的认识非常非常的肤浅。到底麻风啊，称大麻风是一个怎么样的病呢？啊，我们称胎沟啊，啊，我不晓得这两个字是什么字眼，但是总之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病。那立位记呢？开始的时候讲五记，五种的记。 这五种的祭都预表主耶稣基督，以后他要来一次又永远的献上。所以立位祭基本上啊，是教导我们怎么样敬拜。那谈到敬拜这一个很大很大的课题啊，我有许多的感触啊。今天很多人带领敬拜啊，敬拜没有圣经的基础，因为他根本不懂圣经。 谈关乎敬拜的事情。第二呢，没有音乐的基础，那很可怕。那你所做的这一份工呢，这个侍奉是跟圣经息息相关，也跟音乐息息相关啊！你不能够叫一个门外汉来做这个工的。但是，当我们看立位记，我们要回到圣经，看圣经的根本在哪里。 特别关乎敬拜的，但是当你一看立位记讲五祭，然后讲戒期七个戒期，什么时候敬拜，在戒期敬拜，怎么样敬拜，透过五祭敬拜，然后就来到种种的条例。那今天太多人不看这些，认为是过时的，那倒不一定。所以今天我要透过一个很特殊的。 立位记十三章十四章，跟你们分享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敬拜，从敬拜来开始。当我们要训练一个人呢，成为一个专业人士，专业可以指做医生、做律师、做工程师、做教师，你必须哦经过一番的训练。 然后他才能够成为某一个专业的人士，对不对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医生是怎么样受训的？啊，如果你看《立位记》十三章、十四章啊，啊，我告诉你，就像医学院的教科书，教你其中的一种病——大麻风这个病。那每一个医生一定要学习。 看到一种病，这个病症、病况是怎么样，然后找出病源以后，才能够讲对症下药。那你再看一下十三章、十四章，他就讲祭司哦，要查看这个病。那这个麻风病是每一个祭司所要学习的，那你可能就心中有很多的疑问。 祭司学这个东西干嘛呢？今天如果你要做牧师、做传道，你得去神学院受训，可能三年，可能五年。以后你做传道一段时间，以后案例做牧师，前后嘛，快这五年，慢这十年，也有更长的。但是你知道要做一个犹太的祭司啊，要多少年呢？犹太人哦，他的孩子。 五岁的时候，父母就带他上圣殿，开始接受教育。犹太人的教育很简单，会堂呢，星期六早上用来敬拜上帝；但是星期天到星期五呢，干嘛呢？就是学校，就教导孩子。五岁的孩子就开始上课了，到十二岁，他们读什么呢？不是读数学，不是读历史地理。 只读一颗圣经，而且只是旧约圣经，而且只是集中在摩西五经，从五岁到十二岁。那女孩子十二岁呢，就回家了啊，可以说不必再来，预备出家了。男孩子读多一年到十三岁，那拉比呢，老师就会看这个孩子行不行。如果这个孩子行，聪明肯学。 拉比会告诉他的父亲啊，这个是很大的荣耀。你的孩子继续在会堂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孩子可以一方面学老爸的行业，老爸做什么，他跟老爸做。但是大一部分的时间呢，或者说至少一半的时间，他继续在会堂读圣经，从十三岁一直读到几时呢？三十岁。 读什么呢？就是摩西五经，然后读以色列的历史，然后读先知书，一直读下去。所以主耶稣为什么三十岁才出来呢？这个是犹太人的做法。三十岁他才可以成为一个拉比，才可以开始出来传讲上帝的话。那这一段时间呢，他们要受很严谨的训练，特别像利未记十三章、十四章。 这个大麻风是怎么一回事？你要怎么样的来看、来诊断呢？这个大麻风，这个病是怎么样的？啊，我给你看几张大麻风的图片呢？可能你从来没有看过大麻风的病人。啊，这个病呢，它的病菌、病毒啊，会吃我们的肌肉，特别吃所谓的 muscles。你的这一个肌肉啊。 啊，如果你的手哦，你把大拇指跟四指啊合起来，你这边会吐起来。啊，如果没有吐起来哦，大麻风了。他先开始吃这个肌肉，然后呢吃什么呢？耳朵、鼻子、手指。所以大麻风的病人哦，很多没有手指的，甚至整个手掌也被吃掉，严重的。 然后呢，很可能哦，没有耳朵的，很可能呢，没有鼻子的啊，没有耳朵，你一眼看可能没有察觉，特别头发盖住的话。但是没有鼻子哦，是很可怕的。你看这个人的脸，脸上有一个或者两个大洞，哇，那个不得了，你你会吓坏的。所以麻风病啊，是一个可怕的病，还有呢，它会传染。 这个传染，如果你一摸啊，你几乎包中的；即使近距离的接触而没有碰到，也可能会染上麻风。而麻风病哦，几千年来啊是不治之症，你只能够把它隔离，把它丢出去外面的乡村，不让它跟其他的健康的人接触，只能够用这样的手法隔离华人病呢。 其他的束手无策，一直到大概一九五多年、一九六零年、六十年前的事情，麻风病才找到特效药。所以今天我们不必怕这个病，因为可以医治了。而且因为医治，几乎把这个病哦根绝，啊，好像天花已经完全根绝，那麻风病也差不多，只有偶尔突发的一两个病症，但是不用担心，可以医的。而 几千年来呢，这个病啊是绝症，一听了啊就很可怕，很可怕。那麻风病人哦很可怜，因为他被隔绝，他的亲人呢不敢要他了，怎么样相爱呢？把他赶下去。所以如果你看一些影片，好像 b e n Her 啊麻风病人，他们在山崖底下，亲人怎么帮他呢？从山上丢面包给他。 他不可以上来，我们不可以下去，所以他很可怜，在那边等死。那即使现在麻风病可以医治了，很多的医治了的麻风病人，他的家人不要他，因为太可怕了，所以他们被收留在有一间疗养院啊，在后港那一边。但是现在剩下不多，大概剩下二十多个人。那技师呢，要学一件事情。 他要查看，他要查看这一些病人，然后呢，诊断是不是麻风？如果是麻风呢，那圣经讲的清楚，就要把他隔离。以后呢，如果这个病人好了，祭司同时要学习怎么查看。然后呢，如果是好了，他就要宣布这个人要怎么样的洁净、献祭。 献祭了之后呢，祭司要宣布哦，这个人得洁净了。那你想哦，学了二十年学这件事情，那过去很多很多麻风病人，你看哦，《路加福音》四章二十五节怎么说呢？主耶稣这样说：“我对你们说实话，当以利亚的时候，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，遍地有大饥荒。” 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，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，只奉差往西顿的沙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。先知以利亚、以利沙的时候，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，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，没有一个得洁净的。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，都。 怒气满胸，就起来念他出城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们要生气，要把耶稣赶出去呢？耶稣好像在拆他们的台呀！我们信上帝的，我们跟从上帝。你看我们多么好，Holy Holy！耶稣说：“你干嘛的？”从历史里面看，上帝救你们，你们很多寡妇。 很多问题，上帝只派以利亚去到哪里？去到一个外邦人的寡妇那里帮他。你们这些祭司，你们每个人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学怎么样诊断大麻风，有吗？你们还学怎么样察看大麻风？如果大麻风得医治了，你当怎么做？你们都很会了。但是，请问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好的呢？这个讽刺很大。 没有，从摩西的时代一直到耶稣的时候，只有圣经记载只有一个人的大麻风的医治，那个是谁呢？叙利亚的将军乃曼，而这个人是外邦人，所以呢，他的医治之后，他没有照摩西的律法所说的，你去找祭司，他是外邦人嘛，找祭司干嘛？他就回去叙利亚了。 但是呢，他的医治的事情传遍以色列，然后到现在呢，有多少人的医治呢？一个都没。那你一直学学学学干嘛？但是呢，他们听见一件哦很大的事情。马可福音第二章这一段圣经你们应该很熟悉，讲什么呢？有几个人哦，把一个摊子抬到耶稣那里。 然后呢，人很多，你注意看哦。第二章的第二节说什么呢？有许多人聚集，连门前都没有空地。那第二章的第四节说什么？因为人多不得进前，然后他们呢就把这个摊子抬到房顶上，拆开房顶，把那个人从上面追下来到耶稣的面前。那这件事情你们都很熟悉，我们时常就讲。 把焦点集中在这几个人、这个摊子，然后上房顶拆屋顶，然后把这个病人追到耶稣的面前。但是我要你注意哦，这许多人、许多人聚集，因为人多。这些人是什么人啊？从哪里来的？他们听见哦，有一个人呢，叫耶稣医好了大麻风的人。所以当你看马可福音第二章哦。 你应该退回去啊！第一章看一看，所以你才能够了解啊，为什么这个房子啊挤满了人？那这个房子当然不是当时的房子，但是我就要给你看它的屋顶大概是这样。屋顶是什么做的呢？用一种黏黏的烂泥巴铺跟稻草混在一起就铺上去，所以是蛮容易拆开的。 那么他们把摊子带到上面去。马可福音第一章，所以你看了第二章，你倒退一下第一章。耶稣哦，句句耶稣医好了一个长大麻风的。那这个长大麻风的人的接近了，那耶稣对他说，第四十四节哦，你要谨慎，什么话都不肯告诉人，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擦看。又因为你接近了。 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那你你看哦，为什么耶稣对他说不要告诉人呢？其实道理很简单呢。你记得 SARS 吗？s a r s 的时候，如果你咳嗽，哼，旁边的人都跑掉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如果你是大麻风，你好了，你告诉人家，哎，我好了，耶稣医好我，旁边人看不看？全部跑了。如果你还没有好，怎么办呢？ 所以告诉你，不要去告诉人，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。但是你要做一件事情，去给技师查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几十每个技师受了二十年的训练，怎么样查看有麻风病，怎么样查看麻风病好了，但是从来没有机会派上用场。啊，你明白吗？因为没有一个好的，那这个人一去讲了。 祭司吓坏了，他们呢？这些人呢就来了。所以当耶稣医好长大麻风的人哦，这一件事情传开啊。你看《路加福音》第五章记载同一件事情，五章十七节说什么呢？有一天，耶稣教训人，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坐。他们从哪里来？从加利利的各乡村和犹太。 并耶路撒冷来，这些人哦，要来看一看。我们学了这么多年，而且我们据我们所知，几千年来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麻风病人好起来。现在有一个人把麻风病人医好了，所以他们要来，所以他们就挤满了这这个地方。 这些人从老远的地方，当时耶稣在加百农，在加利利。但是有些人远自犹太和耶路撒冷来到加百农。从耶路撒冷到加百农多远呢？坐豪华的旅行车两个小时。你想走路大概要走多远？他们可能走了两天了。为什么要来呢？因为这件事情太过轰动了。然后他们就坐在那边来看，到底这个人。 是何方神圣？但是接下来不是医治大麻风，是一个瘫子。耶稣叫他起来行走，然后耶稣怎么样说呢？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这几个文士马上在那里议论，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他说：“前往的话，除了上帝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”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。 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？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？到底他们的问题在哪里？这一个人罪的赦免还是这一个人起来行走，哪一个容易呢？对我们来说啊，说你的罪的赦免了容易吗？因为有没有赦免呢？谁知道呢？ 但是叫他起来行走，他如果不起来就丢脸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对耶稣来说刚好相反，耶稣如果要叫他起来行走太容易了，他应该就起来了，甚至耶稣什么都不必做，起来吧，他就起来了。但是耶稣要对他说：“你的罪的赦免了”，不容易。为什么不容易呢？因为要他的命，主耶稣要。 因这一句话，他要为这个人上十字架，要为他流宝血洗尽他的罪，要为他在十字架上而死，成为他的代罪羔羊。所以哪一个容易呢？但是耶稣说，为了证明他两样都做，他赦免他，他也叫他起来行走。但是现在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在这些众人。 所以，当我们看下面的这一句哦，那人就起来，立刻拿着褥子，当众人面前出去了，以致众人都惊奇。归荣耀以上帝说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那路加福音怎么记载呢？当这一件事情发生了，第五章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五节。 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，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，归荣耀与上帝。然后二十六节，众人都惊奇，也归荣耀与上帝，并且满心惧怕，说：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。我要大家把利未记，还有马可福音第二章，路加福音第五章。 好，这两个地方所记载同样的一件事情，把它连接起来。这一件事情，摊子的医治的赦免之后，圣经记载哦，他就归荣耀与上帝。还有呢，众人也都惊奇，也归荣耀与上帝。那今天，当我们来赞美、来敬拜的时候。 我们有把荣耀归给上帝吗？还有，我们归什么荣耀给上帝？我们只是停留在很肤浅，唱啊唱啊，还是今天我们看见非常的事了，麻风病哦，是一件是一个很可怕的病，但是很奇怪哦，很多病啊。 很早就找到病源，也找到医治的方法，就好像疟疾啊，疟疾有特效药。康熙皇帝啊中了疟疾，一大群啊御医啊，这些御医都不简单呢，能够医皇帝的叫御医啊，搞来搞去摸来摸去，讲了一大堆，完全没有好转。康熙旁边的宣教士说。 皇帝，你是中了疟疾啊！你要吃这个，早就有人发知道发现了的龟苓。康熙一吃下去，隔天病就好了。他大怒，撤这些御医啊、庸医啊，根本就乱来一通。那这个早在三百年前，疟疾已经有特效药，一直到今天，疟疾怎么医呢？同样用这个特效药。 但是，有没有觉得奇怪？麻风病这么可怕，几个、几十个世纪以来呀，从摩西的时代啊，一直到最近上一个世纪中，完全束手无策。是人不够聪明吗？还是上帝有一些话要对我们说？那麻风病为什么可怕呢？我告诉过你，第一，病人的外形啊。 出现了这个破相的征兆，没有耳朵，没有鼻子，手伸出来呢，没有手指或者没有手掌，好可怕的。第二，很可怕的，它会传染，而且呢，这个传染几乎没有的幸免的，你一摸到，你就一定中的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 这个跟你的抵抗力啊什么啊都没有关系的，因为这个病菌啊病毒一来的话，完了，所以它很可怕。但是为什么这么久找不到特效药呢？因为可能它很可怕，你医生去研究它，你还没有研究出结果啊，你就中了，你也死了，你也被隔离，然后你就死了。你还没有救人之前呢，你先赔上你的命。 但是感谢上帝，六十年前宣教师发现了这个特效药，这个是宣教师发现的，上帝的恩典。那我们看见哦，这个病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呢？当一发现有麻风病人，你怎么做呢？把它隔离，把它盖起来就没事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告诉你哦。 今天教会啊得了麻风病，我们有太多太多的病啊，就像麻风一样，我们就把它盖起来就没事了。反正我们每一天祷告，每一个礼拜祷告，上帝啊复兴我们。你看见复兴了吗？这么多年来，你看见有一个人得医治吗？你没有祷告没有？你没有献祭吗？有。该做的我们几乎什么都做了。 所以表面上看哦，我们样样都行。我们每一个组织从来没有间断过聚会。我们可以这样讲吧？我在菲律宾牧养一间教会，今年已经是一百零六年了。他们敢说这一百零六年以来哦，他们从来没有一个礼拜天停止聚会的，只有最近一次九月二十七号。 九月二十六号下大雨，整个马尼拉泡在水中。二十七号早上，没有人可以来到礼拜堂，因为礼拜堂也淹水了。只有那一次，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停止聚会，大家觉得很震惊。上帝对我们说什么？但是我告诉你，比这个更严重的是，我们以为我们样样俱全，礼拜天聚会，我们都有音乐啊，我们有主日学啊。 我们有团契啊，我们也查经啊，我们也小组啊，似乎我们好像一个完整的人，四肢俱全，而且能够走来走去。但是，请问，生命在哪里呢？啊，这个是我们教会需要很严肃的去面对的。那主耶稣说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上帝是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。” 拜他。那今天我们怎么样真正的做到耶稣所说的这一句话呢？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那我们必须回到圣经，很严谨的要求我们自己。啊，你不大需要去要求别人，从我自己开始做起。那今天我要审查，是不是有很多的事情？ 我像已经得了麻风，但是就把它隔离，把它盖起来，操！桃木堂格浪掀波啊，听得懂吗？你不要去揭人家的疮疤，那么就没看见，没事了，我们就照样过日子。但是上帝是践踏人心的上帝，我不是鼓励你去揭人家的疮疤，但是你应该在上帝的光照之下。 接自己的吧，然后你再看见我有哪一些地方，上帝你来能够来补满我的，能够来改正我的，承认哦过错，需要有知识，啊，首先需要有知识，你没有知识，你根本不知道你错在哪里，对不对？你有了知识之后，你要有智慧。 这个智慧非常重要，能够引导你哦看见错误，而且有知识来纠正错误。你没有知识的话也不能做，你还要加上智慧。还有呢，要加上勇气，说对不起需要勇气的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但是很多人就是不肯说。 这一句话，那在上帝的面前，这一些文士啊不简单呢。为什么说他不简单呢？因为他从五岁就开始读圣经了，然后他可能到三十岁已经毕业做拉比了，然后他教圣经。到四十岁哦，他做祭司了，可能当时他已经五十岁了。他说：“我一生的功力。” 主耶稣，你一句话就把我全部弄垮了嘛？他当然非常的不甘愿。以我的训练，他坐在那里，他要看这一个人。听说你医治大麻风，但是你医好的那个人在哪里？我要看你是一次过，还是你今天还可以医呢？但是摆在他面前的不是麻风病人，是一个摊子。主耶稣进一步要告诉他。 我来了做什么呢？教你们得赦免。但是这个观念哦，不在他们所学的就业的范围里面。但是他们学很多。上帝要派一位米赛亚来拯救这一位米赛亚，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呢？他来了，他要复兴以色列，复兴犹大。但是他来有什么征兆呢？这些人都懂了。 因为有路加福音七章十六节，接下来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，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信起来了。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。那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以色列人等这一位米赛亚，等了很久很久，从四师时代他们就等，等到以后的人有一个王，可能上帝会更加怜悯他们。 但是王来了，死了；国家来了，国家分裂了，以后国家被灭亡了，他们还在等，等了好久好久，等了好几千年。那众人有一句话说：“如果米赛亚来了，他会医好大麻风的病人。”这一位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做什么呢？这一位大先知，他们不敢自荐的说，就是米赛亚。 所以他用大先知来形容。还有呢，神就眷顾了他的百姓，什么意思呢？叫他们得医治。而在他们的心目中呢，从来没有人得医治的这个大麻风，这一位救主一定能够医治。如果我们看见有大麻风的人得医治，上帝在我们中间呢，或者说上帝所差来的弥赛亚。 在我们中间了。今天我们敬拜，当然哦，我们敬拜耶稣啊。耶稣应许与我们同在，但是启示录讲了一句话：“主在门外叩门。”那这一句话不是对还没信耶稣的人说的，不是形容还没信主的人，是形容今天的教会。 今天的教会可以在这里唱啊唱啊，荣耀，对主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爱你。”主在哪里呢？在门外，把他关在门外。主耶稣在外面听到你在里面说：“主啊，我爱你，我永远爱你。”他在叩门，让我进来吧！你这么爱我，让我进来。我们却没有开门。这些年来，麻风病已经很严重的在许多许多的教会当中。 所以我们怎么可能看见复兴呢？我们要回到这一位耶稣，这一位救主，唯有定睛在他的身上，清楚的知道他来，他赦免，他医治，他是唯一的答案。所以保罗说我只传讲主耶稣和他的被定十字架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讲太多啊无关痛痒的东西。 就是没有讲圣经，而且没有把圣经啊融会贯通，把那一气呵成的圣经很有条理的哦来教导弟兄姐妹。那当然，我所能够做的非常非常的有限。如果一年只是在主日讲四次，我怎么样把这些信息串起来呢？那个是不可能的。那如果你少读一本书。 圣经有六十六本书，你少读一本，你知道你损失什么吗？你肯定不知道，而且你日子照过，你甚至整本圣经都没有读，你也不觉得损失什么。还没信主的人是这样，信了主之后的人，如果也是这样，那我们还传讲什么呢？今天我们一定要很认真的回到圣经。所以，当我们说敬拜。 你当然要从立位记所讲的五记来下手，然后看见这五记预表着以后一次又永远献上的耶稣。那这个记今天对我们有什么关系？然后借期你在什么时候献这些借期？似乎我们又一无所知。我们只知道圣诞节、复活节、圣诞节是什么时候呢？ 我们也不知道，可是你是否知道，印尼啊是一个回教国家？耶稣升天节那一天呢，是他们的公定的公共假期。菲律宾也是如此。那你说菲律宾不奇怪？它是罗马天主教的国家，但是印尼升天节也放假。那么既然放假，请问教会做什么呢？很多教会也没有机会，好像是耶稣升天跟我们无关。 那在新加坡，我们当然更加也无关啊。升天节是哪一天？不知道。那圣灵降临节是哪一天呢？也不知道。那你不知道也不是大问题。圣灵啊，不是在圣灵降临界那一天降临，它已经降临了。每一天，我们都应该有圣灵的充满，圣灵在我们的心中，每一天都是圣灵降临节。 但是在历史中的圣灵降临节，你岂可复列呢？但是这个届期跟我们的敬拜有什么关系呢？今天当教会，前天我还接到一个邀请，我牧师下个月啊圣诞节请你来讲道。我说你是讲明年的圣诞节吗？对不起，明年的圣诞节我们也没空啊。你要的话，二零一一年还可以商量。 我没有讲今年的，你前天才醒过来，知道圣诞节就来了吗？那今天是似乎这样是一个教会的光景，已经跟麻风在一起很多年了，所以没有什么察觉感。啊，这个是麻风的另外的一个病症，什么病症呢？没有感觉。糖尿病的病人也有这个病症所以他的鞋子差了一根钉哦。 这个钉子也插了他的脚啊，他可能也不知道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病哦，使他的这个感觉能力啊失去。那麻风病更严重，麻风病人手指都不见了，他可能还不知道，只是有一天看见，哎，我的手指为什么不在了？他没有感觉，没有痛的感觉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对很多事情啊也是如此，我们不觉得心痛，不觉得。 还有这么多人还没信耶稣，我们心痛。我们都是无动于衷的。我们对教会很多事工没有好好去处理，我们也无动于衷的。我们已经中了麻风病而不知道，而我们却做很多的研究，怎么样发掘你属灵的恩赐啦？我们怎么样把音乐搞得更好啦？这些都没错的，但是搞来搞去哦，真正的病。 却没有处理，我们只是在周边啊抓痒，然后呢，我们摆一个门面给大家看，我们很不错的，然后就很满足。不，主耶稣很伤心。主耶稣要怎么样心满意足呢？他要看见他劳苦的功效。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，把圣经融会贯通起来。当我们看见了。 有这样的一个人，他本来是瘫子，他起来行走。你说这样的神迹奇事可能发生吗？我要告诉你，不止可能发生，而且应该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你说我不是瘫子啊？感谢上帝，你不是瘫子。但是当叫你去参加查经班的时候，你跟瘫子有什么分别呢？要你祷告的时候呢？ 你也跟摊子没有分别，要你侍奉、去探访，你就像摊子了了。我们要把那下垂的手举起来，发酸的脚挺起来，继续的奔走天路。但是你必须先经历主耶稣叫摊子起来，同时呢，叫你罪的赦免。你必须经历的赦免的喜乐。 你必须经历起来，得做能力，然后你才可能哦归荣耀以上帝。从音乐下手当然需要，我也是学音乐的，我有资格站在这里怎么说？但是那不是答案，我们也应该好好的查考圣经。但是你不要以为啊，我们有读了圣经。 就是答案了。你可以读而不求甚解，读了而不知其所以然。你必须哦有主耶稣，而且圣灵引导你进入真理。你必须进到父的施恩宝座前，借着主耶稣，你坦然无惧的来吧。然后圣灵使你记起耶稣的话，圣灵引导你进入真理。 然后你就看见你在每一样事情上，你就能够归回本位。你在恩典中来学习，把荣耀归给上帝。那今年呢，差不多要结束了，也是我们应该结账的时候了。我有一个习惯，每年一定要结账，把今年发生在你身上的十件事情。 把它记录下来。这十件事情，可能有一些是喜乐的，有一些是你必须痛心的写下来的失败。然后新的一年，我们再上路吧。有主的同行，有主的同在，有主的引领，然后你就享受新的一年。所以，如果你只想门面，只想好的，那你很难进步。 其实好的不用讲，你我都知道。但是那些失败，那些我们不愿意去碰的，我们要把它隔开的，就像麻风那样，你必须对症下药。而这一个解决只有一个答案，那就是耶稣。所以上帝很奇妙，在圣经的当中，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。 但是却用了两章啊，就就两章，你回去再读一读，讲麻风干嘛的？那你要知道这一件事情对我们很重要。那除了麻风之外呢，十五章整章讲血漏这个病。那除了这两个病之外呢，其他的病呢，圣经哦，从圣经的角度似乎看都不那么重要了。那血漏，血就是生命。今天有很多人的生命呢。 是像血肉那样一点一滴的漏出去，以致你的生命不可能丰盛。啊，你明白吗？你必须有耶稣止住血肉的源头，叫你立刻好过来。源头不解决，那你不能够解决这个病症。所以十三、十四章讲麻风，十五章讲血肉，而这两件事情。 都在耶稣道成肉身，他在世上医病的时候解决的这两个病，而圣经多次的讲到耶稣医好麻风病的病人。那今天我们必须面对这件事情，不止应用在赞美敬拜，更应用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、待人处事的当中，以致我们那人能够起来。 那人就是我，我能够起来归荣耀于上帝，然后你才可能影响你旁边的人。众人也都惊奇，为什么呢？看见过去不可以起来的你起来了，看见过去不行的你现在行了，他们才可能把荣耀归给你我所信的上帝。我们同心来祷告，让我们安静在上帝的面前。 让我们来思想上帝给我们的话，让我们来看今天上帝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，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回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成为那立刻起来的瘫子，我们成为那得洁净的麻风，过去是麻风的病人，现在得洁净，现在起来，现在。 也能归荣耀给上帝。我们请黄传道来带领我们祷告。我们继续低头祷告。哈利路亚！我相信今天神借着他的仆人对我们说谎，因为神要借着圣灵对我们说：“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”在你的生命，什么时候你已经冷了，你已经失去的那个火热？ 我相信今天，耶稣要借着他的话语，再次的点燃我们，让我们枯干的心灵能够再次被燃烧，让耶稣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叫我们的血肉停止。耶稣也叫我们属灵的麻风得到医治。宝宝们，都站起来，我们都举起手来。我相信今天神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，每一个人。 每一个人，我们都举起手来，把你的心门打开，你求耶稣来监察你的内心。你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来监察我，你来洁净我。倘若你肯的话，你就洁净我，让我的灵得医治，让我能够继续的很释放的，很自由的。” 来到父的面前来敬拜，好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儿女。哈利路亚！打开你的，打开你的心门，自己向耶稣说：“耶稣啊，接近我，接近我。”哈利路亚！是恩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 感谢你，借着你的仆人今天向我们说话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就是我们的医治者。感谢你，就是那位监察人心的神。主啊，今天我们谦卑的恳求你，求你再次的洁净我们，奉耶稣名，一切的苦毒，一切的嚷嚷，一切的悔恨，一切的恶毒。 奉耶稣的名，从心中完全的连根拔出来。奉耶稣的名，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，好让我们的身心灵完全的得到洁净。我们在耶稣里面，我们完全的得释放，我们完全的得释放。因为耶稣，你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，无病的人不需要。你就是我们的医生，你就是我们属灵的医生。今天，今天因着你的话语，就医治我们。 我们领受，我们领受耶稣你的意志，我们领受你的意志，因着你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；因着你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。你的保险在这里洁净我们，让我们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，主，我们乃是带着复兴的灵性，我们是带着完全自由的心态，我们继续能够来跟随你，用新诚实敬拜你，来侍奉你，就是那位我们又真又活的神。谢谢耶稣。 谢谢你，在我们当中，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来向我们说话。我们把一切的颂赞、荣耀、尊贵，都完全的归给你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呼求祷告，是奉靠耶稣得胜的证明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。